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：九月流火，第一百二十二集。迷迭物一旦吸入，就会失去行动能力；就算吸的少，没有昏迷，一定时间内也没法动弹。魔族出发前就已经服了解药。 不用担心会误伤同伴，他们静静等着迷蝶雾发作。可是等了很久，都不见那个仙族见势变弱。两个魔族奇怪，怎么回事？迷蝶雾下的不够多吗？他话音未落，忽然脸色一变，赶紧朝旁边扑倒。一根细长的寒冰针从他刚才的位置一穿而过，要不是他躲得快。 针穿过的地方就是他的脑子。洛寒叹了口气说：“啊偷袭落空了，本来不想正面打的。”两个魔族惊惧的瞪大眼睛，这里为什么还有一个人呢？他是从哪里冒出来的？两个魔族想着使阴招，不巧，洛寒也是这么想的。能暗算的事情，为什么要正面杠呢？洛寒一击落空，并不气馁，他手型一变。 一种无形的引导从他身上发出，雨丝落下的速度仿佛都变慢了。万千雨滴慢慢停滞在半空，那一瞬间仿佛时间停止。这实在是桩很奇异的事情。然而静止只有一瞬间，才一眨眼，雨滴突然变成冰针，如万箭齐发般朝中间的魔族射去。冰针细小而碎。 落在人身上并不能打出致命伤，但是胜在数量多。雨滴凝成冰针，如乱箭般在空中飞射，气息庞大驳杂，根本没法躲开。魔族接连不断地被击中，他们疲于闪躲，奇怪地问道：“这两人到底是什么来路？以前为什么没听说过？”仙魔两方多年交战，对彼此的实力都心知肚明。 哪个地区有好手，实力到底有多少？魔族可能比仙族自己都清楚。青山村这个地方盛产药材，首领用医用毒都很厉害。除了首领，并没有什么需要额外注意的地方。为什么突然多出这样两个人？前面那个男子剑法了得，攻击力极大，而这个女子看起来也很诡异，她身上没有灵气波动。 可是如此大型的法术伸手就来，他操控着这么大规模的雨阵，竟然驾轻就熟，毫不见吃力。魔族同伴沉着脸说：“情报中并没有提到这些，青山村出了意外，小心为上。”他才说完，驳杂的雨丝中突然飞出一根寒冰针，从他半张的嘴中进入头颅。雨丝凝结成冰针后细碎繁杂。 这些针打在身上并不致命，偶尔没躲开也不要紧。久而久之，魔族就大意了。然而真真假假，真正的寒冰针隐藏在雨丝中，伺机而动。这一次，魔族没有躲开。魔族炼体，皮肤、四肢甚至头发丝儿都刀枪不入，但是口腔却是脆弱的地方。寒冰针进入口腔，一转向就刺入大脑。 将脑髓破坏，随后从颅骨缝隙中穿出。魔族同伴嘴型还停留在“小心为上”，他刚才还提醒另一个人小心，转眼自己就死了。同伴倒下，仅剩的魔族大受刺激。洛寒一击得手，知道第二次偷袭不会再成功了，便索性召集出所有寒冰针，混在雨丝中一起朝中间的魔族围攻。 雨丝驳杂，寒冰针细长，混在雨中十分不好分辨。魔族被困在针阵中，忙于躲避，根本腾不出手反攻。这时候，林清霄已经解决了最后一个魔族，他随手打出一道剑光，魔族眼睁睁看到剑光逼近，却没法躲闪，最终不甘心倒地。洛寒手指掐诀。 寒冰针顿时如训练有素的战士一般，从雨幕中飞回，整整齐齐列在洛寒身前，依次回到针盒中。洛寒把寒冰针收起来，说：“走吧，我们去支援首领。”好。洛寒和林青霄赶到首领那里时，地上已经倒了两个魔族，剩下两个魔族见有人来支援，立即化为一道黑烟逃跑。林青霄拦下一个，另一个被他逃走了。 林清宵收剑，表情凝重。逃走一个，没事。他们有备而来，我们怎么可能什么都防得住？还好有一个活口，已经够了。首领看到是他们，长长舒了口气。没想到是你们最先赶来，你们怎么样？中迷药了吗？洛晗摇头，不曾。我们察觉不对，就假装中计，反杀了偷袭我们屋子的两个魔族。后来我们见他们似乎是有备而来。 赶紧出来查看其他人，幸好赶上了，没有酿成大祸。首领点点头，多少放了心。首领问：“你们去了哪里？外面还有多少魔族？”我们出来后，先去了赵家，然后又去孙南。外面八个魔族都死了，除了刚才逃走的那个，应当再没有其他人。首领听到他们杀了八个魔族，很是吃了一惊。你们两个人杀了八个魔族？洛寒随意点头。 没错，首领再一次意外了。他看看洛寒，再看看林青霄，突然意识到自己可能要调整一下对这两个人的认识。先前林青霄有伤在身，安静少动，看起来如一幅美丽的壁画；而洛寒陪着首领去采药，言谈举止都是个活泼可爱的小姑娘。首领完全没有想到，在御敌情况下，这两人竟然如此凶残。 首领受到了冲击，他按了下胸口，调整好心情后说：“外面安全了就好。这些魔族实在可恨，竟然偷袭！村民们现在还昏迷着，得赶快给他们解毒。”洛寒和林青霄对视一眼，林青霄伸手拿出一个药瓶：“首领，这是我从魔族身上搜出来的东西，可能是解药，你来看看。”首领接过来看了看。 又端到鼻翼下山味儿，说：“是解药，有样品就好。我这就给大家配药。这种迷雾实在奇怪，我制药这么多年，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。如今这么大的雨，迷药本该更难扩散，为何他们能神不知鬼不觉迷倒这么多人？”鹿晗想了想，试着说出自己的猜测：“我们先前见到的迷药都是通过空气扩散。” 但并非只有这一种方式。我刚才埋伏那两个魔族的时候，听到他们说今日下大雨，利于迷迭雾。我猜测这种奇怪的香应当是通过水来传播的。首领豁然开朗：“对呀，这就能解释得通了。为什么所有人都被无知无觉地放倒？为什么扩散范围这么大？有雨做媒介，这种香实在防不胜防。知道了原因，又有解药样本。” 首领对解毒更有把握。魔族为了防止被误伤，身上会带一小瓶解药以备不测。然而这些解药给村民用肯定是不够的，更多的药需要首领自己来调配。首领叫儿子过来，口述一长串药材，然后就打发儿子去炮制材料。他则站在房檐下，郑重的对洛寒和林青霄空拜：“多谢两位小友。” 如果今天不是你们，我们青山村可能要遭遇大劫。洛寒连忙扶住首领，首领万不可这样说。您收留我们，还给我们疗伤送药，我们回报您本就是应该的。这次的事，任何人遇到都不会坐视不理。我们只是做了我们应做之事罢了。首领摇头，心中知道并非如此。洛寒和林青霄救村之恩远大于他给林青霄疗伤的那几帖药。 然而此刻争执这些也没意思。首领将恩情记在心中，赶紧问起洛寒方才的情形。那些魔族是什么来路？他们想做什么？现在还是个未知数。洛寒将自己一路上看到的事儿如实转告。至于魔族的企图，洛寒也说不清楚。首领忧心忡忡，皱眉道：“幸好村中没有伤亡，这实在是不幸中的万幸。” 但是我总觉得，魔族的意图不止于此。青山村虽然常年和魔族交战，但是并不是什么富饶之地。魔族大动干戈偷袭青山村，我总觉得他们所图甚大，远不止如此。林青霄突然冒出来一个想法：青山村盛产药材，不算富庶之地，但从地理位置上讲，对前线的拱卫作用已十分重要。 要不然也不至于多年烽火不断。如果魔族图谋的并不是钱财，而是前方战线的，林清霄忽然开口：“首领，刚才活捉的那个魔族在哪里？”首领惊了一下，指向另一边：“在这里。”刚才逃走一个魔族，还有一个被活捉。那个魔族已经被首领的丈夫捆成粽子，关在柴房里。首领带着他们走到柴房。 魔族见是他们，目光中的怨毒几乎要溢出来。林青霄用灵力取下魔族口中的布塞，魔族的舌头才一恢复自由，就破口大骂。林青霄压根听都懒得听，抬了下手，魔族亢奋的叫骂堵在喉咙中，再也发不出声音。在战乱结束后，龙族作为天帝掌管天界，代替神成为天界的管理者。 经过数不清的岁月后，天界政治体系日渐成熟，龙族内部也流传下来一套完整的帝王术，其中就有刑讯术，以各种方法施用在各种人身上，得到真实的上位者需要的信息。因为这是魔族，不必考虑后果。林青霄直接用了最粗暴、最快捷的那一种，他直接用秘术操控住魔族石海，问道：“你们来这里做什么？” 魔族剧烈反抗，可是根本没用。他眼睁睁看着自己开口，用完全陌生的语气说着他根本不想说出口的话：下药，杀光青山村的人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期更精彩。